中文童。金盘子。从前，在一个叫赛里的地方，来了两个卖锅碗瓢盆和手工艺品的商人。因为所卖的东西相同，他们想知道如何能在同一个村庄里一起卖东西，并且都赚到钱。哦，桑达尔，我们怎么能把同样的东西卖给同一个人呢？ 如果他们买你的东西，为什么还要买我的？我可以打断一下吗？我有个主意，你们俩为什么不把这个镇一分为二呢？你拿你的东西去镇子这边卖，你去另一边卖。如果你们其中一个人一个地方卖完了，另一个人也可以去那里卖他的东西。真是个好主意。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。于是，马赫什和桑达尔开始各自上路，向村民们吆喝：“锅碗瓢盆儿，锅碗瓢盆儿，上小首饰，美丽动人。”不远处，一个小女孩听到了叫卖的声音，她急忙跑进去叫奶奶出来：“奶奶，有人在卖闪闪发光的小饰品，我想要一个手镯。” 请给我买一个吧。哦，孩子，我也想给你买一个，但是我们没有钱，我们怎么买？嗯，我们不能把那个难看的盘子卖掉去买手镯吗？哦，这个东西吗？这上面全是黑灰，谁愿意用这个换手镯？哦。 让我们试试吧，奶奶，拜托了。哎，好吧，我们试试。一会儿，马赫什来到了小女孩的家。你好，在这里，我想要个手镯。马赫什看见小女孩的破衣服，立刻决定不理睬她。别浪费我的时间，小姑娘，你不能买这个。但是，你得先告诉我价钱。 不是吗？好吧，他值四个硬币，给我钱买手镯。嗯，四枚硬币。嗯，我们很抱歉，我们没有钱给你，但我可以给你一些东西来交换。呃，好啊，但是快一点。 我还得去把这些东西卖给有钱的人。房子的状况很差，墙都快倒塌了，屋顶上的洞补了又补，到处都是老鼠。这是什么？他们太穷了，他们到底能给我什么？老鼠。 先生，我只有这个沾满灰的盘子可以给你。我孙女很想要一个手镯，请接受这个吧。哦，这个又黑又丑的东西，上面全是厚厚的灰，让我擦一擦。希望它至少是铜的。马赫什擦着盘子，灰被擦掉了一部分，盘子的一小部分开始发亮。啊，什么？ 那是一个金色的盘子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哪里不对吗？你能买下这个吗？马赫什是个贪婪的人，他心想：“这是纯金的，能值上千块呢。我应该悄悄离开，过会儿再来，他们就会相信这个盘子毫无价值，甚至会免费送给我。 <coughs> ”哦。 我在想，你怎么能把这个没用的盘子给我？这一文不值，这交易不划算，我不想要。哦，请不要这样说，这会伤我孙女的心的。你不能想办法给我们一个手镯吗？哈哈哈，一个手镯？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我连半只手镯都不能给你。 你已经浪费了我足够的时间，我该走了。啊，他是一个粗鲁的人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当马赫什在市场上消失了，桑达尔也来到同样的地方碰碰运气。锅碗瓢盆儿，小饰品。你好，小女孩，你想要买什么吗？ 我没钱买你的东西。哦，你一定有什么东西吧？不要难过，咱们这样好不好？你告诉我你有什么，我看看能不能跟你交换，好吗？嗯，好的。我想要一个手镯，但我不想白拿。我有一个旧盘子可以给你，你想看看吗？哈哈。 当然，我们就是这样交易啊！我不知道它是否有用，但给你。桑达尔知道这个盘子不值多少钱，但是他是一个慷慨和诚实的人，他不想伤那个小女孩的心，他决定用旧盘子换手镯。为了让交易看起来真实一些，他决定先检查盘子。 嗯，好，让我试着擦掉灰。什么？这是一个金盘子，女士，这比我所有的商品都值钱，值上千块。我没有足够的钱买这个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是一个老太太，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。你看起来既诚实又善良。 你为什么不拿着这个，然后给我孙女一个手镯呢？一个手镯吗？你可以换一千个手镯。等等，我可以用我所有的锅、盘子、小饰品和所有的钱来交换这个盘子。但请让我留下八个硬币用来渡河回去，还有我的天平和它的包装盒，以便把金盘子放进去。老妇人非常高兴。 他现在有许多锅和盘子，而他的孙女有许多闪亮的小饰品。他们高兴地向桑达尔挥手告别。桑达尔也很高兴找到了金盘子，他知道他的生活即将改变。马赫什就在不远处，他也有同样的想法，但是他并不知道他的梦想早就破灭了。 金子，黄金，我要发财了！我相信老太太现在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，她肯定愿意把这个金盘子免费给我。这才是真正的推销。 <coughs> 我知道你在外面等我呢。嗯，好吧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我不想看到像你这样的小女孩伤心。 我要买你的黄金，呃，我是说那个又黑又丑的盘子，但是我不能把手镯给你。让我想想，想什么，先生？我们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，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金盘子卖给了一个聪明而且诚实的商人了。什么？在哪里？怎么回事？给谁了？你很无礼。现在一切都迟了。 他给了我们他所有的货物，除了八个硬币和他的天平。他现在一定已经过河了。什么？不，我的钱！但是小女孩是对的，马赫什确实来晚了，桑达尔已经过河了。马赫什非常生气，他上蹿下跳，挥舞着双手。 他对桑达尔充满了恨意，他尖叫着，但桑达尔已经走远了，一个字也听不见。快回来，那是我的钱！哦，那是马赫神，他兴奋地跳了起来，在向我招手呢。也许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看他多么为我高兴啊！ 嘿，谢谢你，我也很高兴。现在再见了。我的钱。桑达尔走了，马赫什在哪里？躺在地上，非常后悔自己的行为。要是他不贪心，金盘子本来会属于他的。记住，诚实才是最好的。